作为一个漂亮女孩的母亲，她最担心什么？不妨从这方面入手。哎，江哥，你能不能别跟他发语音了？好好吃顿饭。姓严那个混蛋，简直就是把你当长工使。可是我真不爱吃。杨妹，我又不是严邪，你叫这么一大碗猪脑来，是想给我补什么？ 怎么不吃了？刚才你跟他说谁很漂亮？啊？我偶尔也会觉得吧。其实我也挺漂亮的，你说呢？ <sighs> 那姑娘涉嫌贩毒。 你吃饭非点猪脑？颜鞋最漂亮。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，声音祈求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十二集。 张娇，我同事说，你自从踏进市局的门，就只开口说过一句：“我嗓子不舒服，要见了律师才能讲话。”是吧？你不用说话，这段录像自己看吧。你的女儿被一群可疑分子强行拉上车，失踪了。 知道那辆车里是什么人吗？丁家旺是怎么跟你说的？这年头搞化学工资太低了，我跟几个道上的朋友一起做点生意，还是，要是我能像那几个朋友一样豁得出去，咱家早就富起来了。但他应该没告诉过你，那几个所谓的朋友，王乐、池瑞、胡伟胜，他们都犯过什么案子吧？ 这是他们的协查通告：抢劫、杀人、强奸、猥亵儿童，他们可都干得出来。你女儿是在派出所门口被带走的，也许她是想自首或者检举，但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截至目前，她已经失联快四个小时，我估计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如果你的嗓子再不舒服一会儿，警方就只能祈祷。 还能找得到他的全尸？救救他！求求你救救他！我说，我说，他是无辜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不知道，那么你呢？武汉，他们在武汉有个实验室，具体地方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个厂房，他们以加工模具的名义租的。我求求你！ 救救我女儿！丁当都是被他爸爸害了，那些人，那些人都是他爸爸带回来的。丁家旺是怎么害他的？丁当跟胡伟胜交往的事，他也知道。胡伟胜比丁当大十多岁，也没什么钱。丁家旺看中了他什么？贩毒渠道？胡胡伟胜有一袋粉。 特别厉害，值很多很多钱。他们说，如果能够分析出结构式，再做出同样的东西的话，这辈子的钱躺着都赚不完。什么粉？是不是蓝色的？啊啊，是是蓝色的。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。我就听说，说那个粉只要沾一点点。 哪怕是用水化了，沾上皮肤都能上瘾。霍事生是从哪弄来的？他有一次喝醉了，吹嘘他曾经为一个特别大的老板做事，趁人不注意偷来的。只要能琢磨出配方，那下半辈子就发财了，发大财！你赶紧去救救我女儿吧，我求求你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。 <laughs> 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求求你！满强，一会儿把这几张假通告拿去碎纸机碎了。PS 处理的不错，等案子破了，给宣传部的美工加鸡腿。啊，好嘞，交给我吧。高万清，让大狗把上次那袋氢氧化铜拿给我，再跟我一块儿去审丁家旺那孙子。可是严哥。 咱们是拿氢氧化铜骗过了胡伟胜，但丁家旺他一个专门搞药物化工的，未必能骗得过。谁跟你说我要拿氢氧化铜来钓丁家旺？咱们的目标突破口一直是刁勇。刁勇，一会儿审完丁家旺，你就留在审讯室里，吊着他一起配合我，演一出好戏给刁勇看。啊！啊，明白。行，一会儿去隔壁把刁勇带到监控室来。 对了，还有你，韩小梅，过来。严严父，刚才张娇交代的蓝粉相关任何信息，包括那个所谓特别厉害的大老板，没有我的准许，一个字都不准跟陆过问题，听见没有？是。 老师发的求救信号，不知道他听明白没有。还有那片灌木丛里，应该会留下血迹。对了，他们为什么不杀我？我又没钱交赎金，难道我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？ 是怎么样？都还没醒呢，啊，没什么动静，是不是刚才下手太重了？放屁！那么个大活人，不下重手你能带得走？也是，那待会儿再过来看看呗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，我想去自首，揭发他们。但半路上就被自首。 冯玉光的事跟丁公有关。嗯，呃，不是，是，是我，是我害死了小冯。怎么回事？五月二号那天晚上，小冯约我去唱歌。他那阵子经常，经常想约我，我没答应，可他还是坚持要到 KTV 等我。 那天我爸和胡伟生半夜才回来，跟我说：“那个姓冯的以后再也不能缠着你了。”当时我还不明白，直到后来你被带去公安局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那天晚上小冯竟然，竟然死了。那杀他的人肯定，肯定是……胡伟生是谁？是，是我男朋友。 我爸非要找我跟他在一起，非要。 <laughs> 那个人是个毒贩子。天宫，怎么会跟这种人有来往？我爸说，我卫生藏着一包很厉害的毒品样本，是以前给某个特别大的老板做事，从人家的运输链中偷出来的。 据说那个大老板让人用纯化学的手段合成这种毒品，很多原料都是不受国家管制。更可怕的是，它能通过皮肤接触吸收，哪怕只碰一毫克，都足以让人上瘾。然后就只能不断的、不断的不受管制，无法戒断，而且。 可由皮肤吸收的毒品，我我爸想研究出同样的毒品来赚钱，就去偷化工厂的管制原料，可是始终没成功。失败的化合物还带有剧毒，我偷偷查过，就是用这种失败的化合物害死了小夫。 可能，我想不出哪种化合物能这么厉害。 <laughs> 你刚才说霍医生从哪偷的？谁研究出来的这种毒品？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他好像就跟我爸提过一次，早几年在西南一带，他们都尊称那个老板叫“黑桃 K”。 黑桃 K，别出声！聊完了没有？你，给我出来！丁家旺，你们不去找我女儿，还在这里干什么？ 逼过我，还是准备了什么假证据来讹我？没用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用这么提防，没想让你说什么。你老婆把能说的都说了，所以呢，不用你开口，我来说。你们这个团伙，一开始是由你、电工王乐、保安主管刁勇组成的，有着非法制枪案底的迟瑞，属于外人。 他之所以加入，我猜是因为他喜欢赌博，在赌桌上认识了王乐。最初，你们只是偷点化工厂的管制原料做阿德拉，但是利润太低。即便你们不断把氟硝安定这样的迷奸药都售到三春花市那种地方，收入还是捉襟见肘。直到你们认识了三春花市的老客户胡伟胜。 胡伟胜曾经在大毒枭手下做过零售商，他偷偷带出了某件东西，你从这件东西上发现了商机，正式开始制毒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没有制毒。你有没有制毒？在充足的证据链形成前，都只是我的推测，不用紧张。你让你女儿叮当和胡伟胜交往，主要是为了他的犯罪渠道。更进一步说。 是为了他藏起来那包蓝色粉末。作为专家，你当然懂它的价值。只可惜，你的学术能力配不上这份眼光。冯宇光的死证明了你的失败。所以，当你发现楚辞有可能察觉化学原料失窃后，你主张把这个化学高材生给绑了，逼他帮你制毒。你这都是胡编乱造！我没有贩毒，没有。 吃毒，严哥，我们把电影提出来了，待会儿就到监控室。知道了，没关系。虽然你一意孤行不肯交代，但戴罪立功这种机会，会有人争着抢着想要的。高文清，严哥，交给你了，没问题。是，什么？你以为我们真想从你身上打开缺口？打个赌吧，十分钟内。 我就能让那个刁勇，连你们制毒工厂里有几窝耗子都给我吐出来。老高，帮他计时。是。严父，我们黄主任通过对比迟瑞和王乐的活动半径，发现两人的行动重叠范围是在宋新桥附近，那里有这三家可疑的加工模具厂。这是具体的地理信息。宋新桥。行，帮我谢谢你们黄主任。哎，是。韩小梅，让先到部队。 往这三个地点开，十公里外关闭警笛，等候后续指令。立刻去。是。开始了，老高。明白。让姓丁的交代利索。严哥，你在里面吗？除了刁勇，还有哪几个同伙？迟瑞。迟瑞是干嘛的？先记下。 还有监控室那个司机叫什么来着？丁家旺说他是内部电工。严哥，秦副让我们提人。王乐是吧？那行，人来了，我立刻让人去查。你们把他带过来干嘛呀？你看隔壁审讯室里，丁家旺已经开始交代了。什么？丁工子？嗨，我说严哥，秦副支队这不也是担心他一个人交代不清吗？多个人多份力量啊。 老秦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不知道刑侦支队的规矩吗？转做污点证人换取减刑的机会只有一次，不是每个人都有。你当检察院是你家开的，可是……弄我去，弄回去。这没他事儿了，等着移送检察院吧。哎，得嘞，兄弟们，咱们再跑一趟。不，等等！你们搞什么把戏？我不知道什么窝藏据点。严哥，他刚才交代，制毒窝点在乌海工业区。乌海工业区。 乌海区大着呢，具体在什么地方？确实都说了吗？宋新桥那几个？减是不是真的？行，我去查。警察同志知道了。哎，老高，你跟金家旺合呢？只要成功救出人质，我们警方一定会尽力帮他争取减刑。行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他把刁勇弄来了，那就是个保安，他知道个屁。我等等，等等，警官。啊，对了。 让姓丁的仔细交代关于胡伟生的所有细节，尤其是那包蓝色毒品。重点交代。连这个都说了，这个王八蛋！胡说，胡说，让我说。哼，这个是氢氧化铜吧？可惜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懂行的。我关系最好，警察同志，你们让我来说。 你还想说什么？一个看门的能知道多少？丁姓丁的他不老实，你们别信他的。宋金桥那边有三家加工厂，你们过去以后肯定找不着。他就存心想拖延时间。我我都告诉你们，宋金桥靠近东苑路的那一带，那边仓库从后门绕进去，最里面那个，最里面有个叫嘉兴的厂子，就是那儿。阿行，是。 你说胡伟生跟你的关系最好？是是是。为什么？我们都爱喝酒，边喝边聊。老胡说姓丁的脑子不清楚，师傅还研究那个药，根根根本就不靠谱。所以你们是真的想复制新型毒品？是。但这是丁家旺的主意，他又想赚那个钱，又没那个本事，被抓了能怪谁？ 丁家网说，那种新型毒品能通过皮肤吸收，而且一丁点就能上瘾，是不是真的？是是是，你们怎么知道是真的？啊呃？难道你们卖过？哎呀，这这这怎么可能呢？是姓丁的做了样品分析验证的，而且老胡在以前那个大老板手底下办事的时候，看见他们把这种蓝粉运出境，运到东南亚那边。 说国外有很多人都是拿水化了，贴在胳膊上、肚子上吸收的。这种毒品已经在境外泛滥了，也不能说泛滥吧。老胡说，卖的可贵了，也就有钱人抽得起。胡伟生拿到这包毒品后坐牢好几年，也就是说，这种毒品已经在市面上流传了好几年。可是为什么他老板一直没追究？ 而我们刚从天台把蓝粉搜出来，就立刻被两个人抢走了。那么，只有两种可能：第一，公安局有内鬼；我刚打电话要增援，就有人往外通风报信。第二，眼线就是江辰。那个在天台上对我开枪的男人，到底是谁？ 机关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。胡伟生没跟你提过他以前老板的事？没有，他好像是偷了东西心虚，连他老板叫什么名字都不敢说。能开发出新型毒品，这人应该不是等闲之辈吧？这倒是，他经常说那个老板，别看人年轻，排场可大了，但是从来不公开露面，就跟电影里面大毒枭似的。 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，这种毒品的主要成分或化学式是什么？这个，看来你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。啊不，呃，等等，我知道他以前叫什么？以前从西南边把粉运出境时，那都叫蓝金，意思是比金子还贵。但老胡说，刚出来那阵子，上面人管他叫叫叫停云。 你说他叫什么？停云。据说这东西烧起来的烟，一团团，跟云雾似的。至玉婷吗？是停留的停，停留的停，停留的江停的停，江停的停，江停的停。 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啊！高材生，你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说？说出来，给哥几个听听。你们没必要这么做。只要我活着，就算警察真找上门来，绑架也判不了死刑。 但要是我送了命，现在建宁市要求命案必破，警察哪怕为了饭碗，也会上天入地抓人。你们自己想想，何必呢？哼， <laughs> 果然是高材生，就是他妈会说话呀！啊，哈哈哈哈哈。 但你别搞错了，哥几个犯了这么大的案子，为什么还要在建宁待？啊，赶明儿我们卷铺盖跑路，是带着你这么个大活人方便，还是带着你的一捧骨灰方便？老王，动手吧！哼，得嘞，芬太尼。 毒品可通过皮肤吸收上瘾，说明它的主要成分是一种新型芬太尼化合物。可能是将吗啡配啶环中氮原子上的甲基换成了其他东西，使致死性大大减轻，并提高了成瘾性。至于失败的仿制品，是因为实验中缺少了几个步骤，没能去除毒性。 所以才无法达到那袋样品的效果。老王，把枪拿开！这，强，你干什么啊？咱们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？高材生，那你的主意要怎么做？如果你们给我点样品，让我用立体异构体做个系统构象搜寻，再用可能活性构象。 研究一下配剂手体互相作用，也许我能合成出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只是需要一点设备和时间。可以，千荣，你自己也是制药技师，他随口胡扯，你信？老丁都做不到的事情，他个半大小子能做到啊？就这么神？我不相信。甭管怎么说，总得试试。他就是拖延时间，好等条子追过来。你们信不信？ 刁勇那小子已经他妈落警察手里了，说不定什么都交代了。再不动手，小心被警察包饺子！别他妈啰嗦了，动手杀了他！丁哥，我们还要开四十分钟才能到乌海工业区，不过特警已经快到了，旅局也正从省厅往那边赶。哦，刚才来电话说，在他赶到前。 这次行动全权交由严哥您现场指挥。嗯，制毒贩毒、绑架杀人，这可都是大案子。严哥，咱们能在短短几天内侦破，已经算很牛逼了。哎，等今晚行动结束，咱们好好睡一觉，明儿下午再。老高，关警笛。啊，哦，好。刁勇，你不是想减刑吗？是是是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警官。 有个机会重新做人吧。但要是他们杀了楚辞，牵扯到命案的话，就不可能给任何人减刑了。如果你还想活命，就按我说的，打个电话。叶心，不用试探我，我站在你这一边。知道。 别多想，这不是为了保护你吗？ <laughs> 别过来，不然我杀了他。这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，留给你了，啊！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，波涛起，乘风破浪，黑与白交织，灰色的。 control 文学城，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过云》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本集 MVP。我偶尔也觉得吧，其实我也很漂亮，您说是吗？